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变脸，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，看过的观众无不惊叹其神。 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，把不可见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、可感。剧作家柳倩认为，变脸是感情的象征，许多脸谱已经有它显著的典型特质，说明人物的中间邪正，而且有助于强调人物个性，表现感情变化的发展过程。这是四川戏的优点。 加之演员能于观众不注意间改变他的脸相，也是一种惊人的技术。如今变脸的特技已被其他剧种所采用，而且已经传到了国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为卖弄技艺、讨好观众而滥用变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。十一，川剧中变脸的目的是什么？ 十二，剧作家柳倩怎样评价变脸？十三，关于变脸的表演现状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对于苹果的商标最初是怎样来的，有很多谣言。其中最盛行的说法是，那被咬掉一口的彩色苹果是已故伟人阿兰·图灵的杰作。图灵因同性恋遭到排斥后自杀了，可能是食用了带有氰化物的苹果。 相信这一说法的人认为，苹果公司选择苹果商标是为了纪念计算机科学之父。其实，这仅仅是一个听起来意义深远的故事。事实上，全是瞎扯。对公司而言，取名叫苹果，仅仅是因为斯蒂夫·乔布斯认为这个词听起来不错。乔布斯想出这个名字时，没有任何象征。 或者暗示牛顿或图灵的意思。如果要问为什么在浩如烟海的词汇中，他偏偏选中了苹果，那是因为当时他正处于水果减肥计划当中，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有趣。而就商标本身而言，商标的设计者罗伯·吉道夫已经多次澄清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那样。 不是为了向图灵或者牛顿或者水果学问致敬而设计的，它只是一个苹果。至于为什么被咬了一口，只是为了不让人们把它当成樱桃而已。十四，关于苹果商标最盛行的说法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五，事实上，商标确定的理由是什么？十六，关于商标本身设计者的说法是什么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